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光头党又开会了啊！ <laughs> <laughs> 哎，按说今天笑也不太合时宜。清明节啊，陈老师，嗯，清明节呢，我想讲讲什么啊？哎，我就想这个北京的这个的士司机啊，语言非常这个生动。 <laughs> 那天打打的啊，有个车啊爬了他的头，他就是这个语言呢，一摇车窗吐一口痰。 找坟地呢，啊， <laughs> 所以今天我就想，咱们聊聊坟地，嗯，来聊聊坟地，坟地呢，我现在给你们看。 看一段啊，说现在这个大老百姓就聊什么呢？就是阴宅这房地产，嗯嗯，阴宅房地产，北京的几个公墓啊，零点五平方米的墓地，这就算是小的了吧？嗯，太小了。你看这个涨势，反正现在是四万五千八，半平米。万安公墓呢，二零零二年已经两万块钱了，嗯，然后呢，现在最小的一平方米呀，万安公墓，嗯，二十一万呢，嗯，二十一万多元，嗯嗯，福田公墓是。 这还是按普通墓地啊，现在已经九到十万元。嗯嗯，所以你看，中国真是喜欢地产，是不是？ <laughs> 阳宅限购就来抢炒阴宅了。不是，而且现在还争议什么呢？这当然现在还等待这个这个政府部门解释。嗯，咱们不是租墓地啊。嗯嗯，说好像二十年之后还有个续费的问题。哦。 这这不是永久的，那不是永久，跟你的房子一样嘛。嗯，那不是永久的。嗯，所以我说呀，这个坟地啊，咱们这个陈老师啊，据说是对坟地特别有研究。没有那没有没有，拍了几万张照片，所以要没有没有几万几百张几百张。哎，你先跟我们说说，嗯，秋月峰的这个墓地。秋月峰，对，呃，因为我早先写过一篇这讲秋月峰的散文，给他儿子看到了。 嗯啊，呃，就在零三零四年，你你知道？我知道，当然，著名啊，对对，他找到我，他说我父亲要从苏州迁葬到上海，嗯啊，你能不能帮我父亲设计个墓碑？那我很受宠，但是我说我不会设计这些东西，我我我我得去看，嗯，那么我每年不回纽约探亲看母亲嘛，呃，我就花了大概一整天的时间，有个朋友开车陪我，呃，找了几个纽约最大的墓地，然后拍了几百张这个。 呃，墓碑的照片，然后最后综合了两三个我觉得合适的，对我我认为邱岳峰在这样的墓碑合适，我就设设设计了。你给他设计的主要是有什么特色，什么概念？ 呃，不好说，它是有有点倾斜，一个像像像一本书这么摊开，有点像个乐乐谱，但是是略有点波浪形的。但是据说后来看见这个墓的人说，我我们的加工还是做不到这么这么这么到位，不还不是细，就是这个形很准确，这个尺度把握的很好啊，所以我就演。 为进，我我知道就没去。哎，中国的呃很多定件，你等你拿到都跟你一开始不一样的。嗯，哎，但是你看啊，这个墓地呀，嗯。 要这么重视吗？你看现在说很多人这个弄这个墓地啊，呃，有些人就说了，说这普通人死不起，他们说也不是，嗯，就是说你普通人是不占墓地的，是吧？现在很多大大多数人吧，就是骨骨灰盒嘛，对对，对吧？就是个放骨灰盒的地方。嗯，你觉得墓地这个东西值当的？其实你问我，我当然觉得不重要，死了就死了嘛，人死如烟灭，对不对？对，对我们佛教徒来讲，你就轮回转世，就这尸体算什么东西？嗯，可是。 我说我们在香港，我们有一群佛教徒正在推动一个运动，现在也有人在做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是什么呢？因为香港地不是更小吗？你想想看，对，香港楼价那么高，嗯，你要土葬那怎么成呢？所以香港早就不准土葬了，早老早就不准土葬，都火化。那火化之后，这个骨灰怎么处理呢？香港现在炒是什么呢？也在炒一种房子，它不是墓地，炒这个骨摆放骨灰的灵位。 你知道吗？就有些地方专门存这个骨灰灵位，嗯，这弄得像个庙啊，跟道观似的，嗯，然后这么一个灵位摆进去，就这么一个一个小盒子啊，嗯，港币数十万元，得这么搞，那后来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推动一个什么东西叫执账，你有没有听过？ 植物种树，种树。哎，这个我可以参加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呢，就在一个香港许多的寺庙所在的一个山里头，很漂亮的一个山谷中间，我们有些师傅呢在那种了一堆树，很漂亮的树林。 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把骨灰撒到那个树根附近，嗯嗯，然后大家骨灰就变成了肥料，去滋养这些树林，这叫植葬，很美，对不对？听起来也某棵树底下有个人，对对对对，他也不是就大家骨灰都在那儿了嘛，就等于滋养。零零八年有过一件事情，现在大家忘记了，有个学者还提出庞大的一个考证和设想，说中国西部大量的哦，对， <laughs> 我听过，我听过，我听过，这开放给全世界，而且是开放给全世界，是没错，全球。 全球墓葬产业，我还为了这个写过一篇，在南方周末自由谈》写过一个一个一个，是我记得，中国西部广大地区，我听 <laughs> 动动动议，这是第二个，这这个是坟场，先一个是赌场，对对对对对， <laughs> 哎，你这你说到美国，你不是拍了好多照片吗？对，我正想问问你，你看现在中国，前一阵不是温州有个人还出来道歉嘛？嗯，惹起这个痛骂，说给他妈做这个这个丧事啊，包括这个坟呐，弄得那家伙跟个豪华陵园一般，现在。 中国，你平常在路边走啊，有时候能见到有钱人弄的这种陵园，哎，不一样。跟美国你见到的这种你认为比较有范儿的这种墓，它有什么分别吗？我只见过。 上海的一个公墓叫万国公墓，嗯，就是鲁迅去世以后就先葬在那里，嗯，呃，然后今天宋庆龄的墓也在那里，据说陈逸飞的墓也在那里，呃，要有点身份才能进去，才进得去。但是我小时候见到是万国公墓的原来的样子，呃，完全跟我在纽约和欧洲见到的公墓一样。 上头有天使的雕刻，耶稣或者圣女种种，呃，完全是在上海一群外国人和西式西派人人士去世以后的一个墓葬。厦门鼓浪屿也有一个类似，有个作家叫金乙，张金乙，哎，他的墓也在那里，周璇的墓也在那里。周璇。哎，我小时候，我我父亲呃呃呃会骑着车带我们小孩出外，经经常去墓地，所以我小时候印象很深。 但是我亲眼看见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呃，我骑自行车经过那儿，就是现在的虹桥开发区，热闹的一塌糊涂了。啊，当时就是乡下，就全部被破坏，树全部砍光，然后墓碑砸烂，就是像看过去就像一堆废墟一样啊。就一九六六年，所以现在又变成墓园，一定不是原来的规模，也不是，也不完全原来的。 那个点了。嗯嗯，它家在很多高楼当中，有一个墓园，呃，而且路标证明这个，呃，比方宋宋庆龄的墓在在在那里，呃，我就没再去看。你看，像你说的这种，这个什么，好像说人死了，这个春梦不留痕似的哈。对，可是我觉得，就是这个名人。 哎，我怎么觉得我很有兴趣？嗯，呃，去看他们的墓，就像有一次我看陈老师在那个地理杂志那个封面上，嗯，那是在俄罗斯去这个托尔斯泰的，对，那个墓，我当时看就是 <coughs> 就是一小堆那这个绿色的，那个灌木， <coughs> 对对。你说那个它能让人产生很多是吧？那根本是就是草。我说它是个生态的墓。 啊，大概就跟这个桌子这样宽，还窄还窄一点，呃，再再再再长一点。每年用薄叶，我相信有农夫很专业的把它弄上去，你还拿不走，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交织在那儿盖住。就这是我见过，但我见的有限，我见过最朴素的一个墓。但是呢，我去年到彼得堡的时候，又在另外一个公墓，在一个修道院旁边，很著名一个公墓，名字我忘了。 我看到了多斯托耶夫斯基的墓，嗯、啊，柴可夫斯基的墓，呃，鲁宾斯坦的墓，呃，莫索尔斯基的墓，几乎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这些文文艺家的墓二十多座，呃，都在一个一个墓园里面，呃，古树参天，然后跟我在维也纳在法国看到的公墓是是完全一样的，嗯，俄国人当时也很很很细，就这时候我就想起托尔斯泰那个墓在在他自己自己老家。 就这么孤零零树林里面这个草墩子就这个样子，我原来以为朴素，后来我发现不是的，就是非常骄傲，非常骄傲，他不入这个火啊啊，他就自己要这么朴素一个木，而且知道 I'm here，呀，你们来看我，就这样。 所以你们那帮人，你们去一堆盖豪华，我不知道他这样想过没有，但是他的效果是这样， <laughs> 因为他小时候就说，呃，听大人说那儿是一个神话，你可以找到一个魔棍，就在那块草地上。他当时说我死了我要葬在这儿，就是年年少年时代或者儿童时代，一就就那么一个念头，结果八十多岁死了他就葬那儿。去年正好他逝世一百周年。哦，所以我看你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绝对是一个很震撼的景点。 所以你看名人的墓地，虽然我们都说墓人，在在我看来，人死了管他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名人的墓啊，有个好处，能成景点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喜欢去那种墓地旅游啊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个老师是搞就是搞海德格尔的，做哲学的，嗯，他就有个嗜好，他是个业余摄摄影师，摄影的还不错，他就全世界到处去旅游坟场。 去任何地方，它 <clears throat> 的旅游景点是以坟场为路线来规划，然后去拍。嗯，那么拍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坟场的状况，那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因为其实西方很多人都是把坟场当成一个景点嘛，必看的嘛。嗯，反过来呢，你觉得有没有想过，就中国人比较少。 说要去坟地旅游，当然我们有陵墓，对不对？十三陵这个也有，那或者有些很特别、很特别的名人陵园，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去看，它会成景点。那这个名人的陵墓变成景点之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它能够呃，你你起码有个机会想一些东西啊，怎么样？但是我遇到一个特别可笑可乐的事儿，我去年四月去杭州，然后首先呢，我就去岳王庙，我好久没去过了，再再回去看看怎么样？ 结果我一开始以为越王嘛，对不对？岳飞啊，那精忠报国，那中国人民就很崇拜嘛，很了不起。没想到这就闹得像个闹事一样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最妙的是就在岳飞坟，嗯，两边有神兽嘛，不是？嗯，大人小孩纷纷骑在那个神兽上拍照，嗯，然后抱着墓碑这样，嗯，我想，哎呦。 这这够牛的啊！ <clears throat> 那后来算了，那闹，我就沿着湖边又走走走走，走到章太炎先生墓那去看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很安静，后面几棵大树起来很庄严，然后没有游客，但是一到门口。 就逗了，门口呢一帮游客，有导游带着呢，这里头没什么好看，我们走吧。那谁啊？这是张太炎的墓。嗯，然后有人问谁张太炎啊？然后后来呢，听到人群中有人说 <laughs> 哦，老革命家。老革命，哈 <laughs> 哈错 <laughs> 没错没错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嗯。 那天咱们说啊，其实这个中华民族啊，他说日本民族是叫什么悲 <laughs> 感文化，中华民族是这个乐乐感文化，他喜喜感是吧？你看他这个呃办这个阴间的这个事儿啊，现在就是我那看那个新闻，武汉你知道吗？武汉的祭祀用品市场惊现阴间结婚证， <laughs> 就是花五十块钱，对， <laughs> 把你们家死者跟蔡依林搁一块儿啊，就是你看照片，咱咱咱们导演给看看。 对，这是张曼玉， <laughs> 这是这是跟张曼玉还是那个少想嫩时候，张曼玉扯一结婚证， <laughs> 让你爹啊就死后圆了这个结婚证，字号还是联合国，联合国五十块钱，姓名父亲大人，呃，没没错，就是。 而且呢，还有的给自己的这个死了的这个爹啊，呃，就弄一二奶，烧上二奶 <laughs> 啊啊！我觉得这是中国穷人的梦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在台湾啊，嗯，现在台湾还有这习惯。小我小时候还更厉害，我们叫电子花车。嗯，什么叫电子花车呢？是这样，就台湾人呢出殡呢。 喜欢搞得很热闹，嗯，又是又是车车水马龙的，嗯，然后呢，后来出现电子花车，就一个车，就像花车巡游一样弄的那个样子，然后上面有人跳跳舞啊啊，噼里啪啦的，后来出了个什么呢？ 就凡是家里头死了先人是男性，嗯，就请脱衣舞团，嗯啊，就在车上跳。然后后来呢，就觉得让街上人看的不好，于是就围着这个棺材停在一个灵车上，是吧？这棺材四周用个布幕围起来，里头一群脱衣脱衣舞女郎呢，就围着那个棺材跳。嗯这会儿棺材停起来了，停 <laughs> 起来了。红红白喜事。 <laughs> 哎，你你说这事儿，我想起你有回说这个王安忆。 对有个小说就是说阴间有篇很很动人的小说，但是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我没阴间结婚， <laughs> 不是不 <laughs> 是，呃，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，就是我的老家在广东台山，然后我父亲是独生子，但其实他有过一个弟弟。 呃，婴儿时代就死了。那那那个年代是常有这样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十岁左右，我父亲带我回回村里探亲。呃，我奶奶就希望我把我过继给那个死去的我父亲的，就是我的叔叔，因为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。啊，他就放了个鸡在厅堂里面，弄了点香让我去拜一下子。然后我就看我爸爸，我我我觉得他不要我了。但我爸爸好像是去去去，哎，就我我就明白，只要鞠个躬了，烧个香就可以了。 所以，我我我在十岁的时候过继给我早就死去的那个叔叔，做他的儿子。嗯嗯嗯，做他的儿子。所以，我经历过了。但是呢，王安忆的小说太有意思了，叫呃《天仙配》，题目就叫《天仙配》，是他不被注意的一篇小说。就是北方一个村子没水，挖井，嗯，小伙子下去，结果没操作好，咣当死了，压死了，十八岁。 十八岁，那村长就觉得很对不起老两口，哎，而且是个独生子，那埋了，埋了以后呢，就一直商量怎么给他配一门姻亲。忽然想起来，说咱们村里抗战后期有一位走丢的八路军小姑娘，十七岁左右，就赶紧找到这个小姑娘的墓地，就把骨殖取出来，就跟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葬在一起，写上两个人的名字。 那村长在老头老太那儿就有个交代啊，你儿子死了，那我们姻亲也配好，也给娶媳妇了，圆满了啊。但是有一天，一个吉普车开来了，村里从来没来过，省里有干部来调查，说省委书记还是谁一个大官，想念他小时候的女朋友啊，问问这一代能不能找到他的墓，有意思吧？成了人家的阴间媳妇了，有意思吧？哎。 最后，这个老头子知道村里有言不好说，说咱们出去走走吧，就意思就说你带我到到到墓地去看，到墓地去看，村村里人都跟着，然后他就手里拿出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的照片，然后老太太就认，就有一个老太太就哭了，她还记得这个小孩，啊，所以村长知道瞒不过了，终于交涉好了以后，又有一天四辆吉普车。 开向村子，就是他停在村外，他尊重村民的这这感觉，就派人下来就把取出来的女孩的骨殖带回去了。后面一句非常好，那个村长说，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里，那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。现在跟这个白发苍苍老干部带走以后，忽然这姑娘老了，说是。 哎呦，我很感动。哎，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个这个小说，我就问王毅，我说是你虚构的还是还是还是有有有有有有故事？他说这是我在山东听到一个故事。他说我告诉你，虚构的永远没有真事儿好。 哎，但是这里面的心理过程、种种这些，是当然是他写的。这个这拍部电影多好，没错没错。而且你看，中国人的这个生死，中国人是真是呃呃，死后还是现世的那些事儿啊。这个真的是就是，你像我他说这，个我就想起啊，就是有一个外国学者研究这个丧葬文化，就发现这个特点，就说是中国人呢，他研究这整一套啊，就是说他们还是要在死后啊，把活着的时候的。 那些个关系计较，还是这个行礼如仪。 给你延续，就是你完全呢死了跟活着一样。是这样。你我有一次去那个哪儿啊？是是是柳如是最后是在哪儿啊？是是常熟对常熟对吧？你看我都看这些都很有意思。他这个柳如是名名妓嘛，最后给这个钱谦益给收了嘛。是。但他是做妾嘛。是。哎，我说看柳如是在哪儿呢？先看见就一座孤坟，嗯，那就一座孤坟。然后呢，大概走过五十米左右，再一看钱谦益那儿呢，三座坟。 嗯，钱谦益呢，在这个这头，嗯，然后可能这个钱谦益的父母亲是一头，钱谦益的老婆，嗯，原配，嗯，又是这一头，嗯，但是你看呢，柳如是呢，他们是一排，柳如是就在他们的离他们远远的，嗯，但是这个位置是刚，就前方似乎又能跟最远端的钱谦益啊，嗯，又能够相望一条线，但是中间隔着他的父母亲和他的。 大老婆，嗯嗯，哎，我就觉得这个有没有琢磨过？你说这个人呢？对，以你看以前呃，香港啊也有像大陆一样就烧着很多东西给先人嘛，对不对？香港还一直没断过这个传统。那烧到今天呢？他们已经讲究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在香港正好上来北京前几天，经过一家店，看到有 iPhone 四。 iPad 第二代就出来了， <laughs> 然后这个 <laughs> 什么你想的出的新玩意，他都已经做好了。你说香港，我想起这哪年香香港一个著名的事儿，就说香港人按说挺专业的，对吧？就可见这个墓园管理啊，是多么容易出混乱。有个孝子就开始哭了嘛。 那个报纸就登出来了， <laughs> 说拜了三十八年，拜了别人的爹，拜了一直是你说香港的牧场啊，香港有一个香港仔的那个牧场，也在中国现在是很有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蔡元培先生葬在那儿，他那个墓，嗯，就很平常，嗯，就在一堆的这个墓碑中间。那那个你去到那，你就感觉特别好，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刚才我们说很多名人的墓啊，也许都有点特别，好就好在它太不特别，嗯，你得找。 你得问，他就在一群人的墓中间啊，蔡觉明先生之墓，然后这是真了不起，这是北大思想最偏激、最该会商的人啊， <laughs> 就就这是在那儿。真正你刚才说到景点，去年我忽然撞上了梁启超的墓，就在北京郊外的植物园，还真不知道，哎，咱们一定得再去去，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墓，是梁思成设计的哦，哎，然后在他的墓的近侧还有梁思成的。 哥哥好像是另另另外一位梁家的后代的墓，也设计的非常好，这是我见过民国人物最好看的一个墓。就在植物园吗？就在植物园，多不多人去啊？ 没没有人去，没有人去啊！ <laughs> 我跟你说，所有这些呃呃历史名人呃，尤其是清末明初的呃，很冷清的，没没没有人去的啊！我自己特别想去拜谁呢？董其昌的墓，嗯，在哪儿啊？呃，董其昌的墓就董其昌这么一个伟大的画家，要搁在西班牙或者法国的不得了的事儿。据我一个去过的朋友说，就是在无锡的一个荒草丛中。 我好像听人说过，这荒草丛中，他是松一堆草木了。哎，他是松江人，怎么会给葬到那儿去啊？我我因为没知识，我我我得了解一下。对啊，因为我太喜欢董其昌了，所以我我我想去看看他的墓。哎呦，过瘾啊！咱们这个应该去有冷清的墓啊。嗯呃，这个咱这旅游景点都是热闹的墓，对，但这也有点好处。怎么讲？你比如说像外国有一些名人的墓是相当集中，非常热闹，像伦敦西敏寺，嗯嗯，那当然也是很有气派。嗯，你。 进去真是一个一个人，牛顿这样一路数下来，他就在地上。对，他很而且很壮观，很漂亮。但中国这些名人的墓呢，我有我觉得有几个好处：一就是好，你当旅游景点看；一它真冷清。嗯，你越冷清，有时候你你你你越近，其实那个气氛更好。嗯。二呢，就是它太偏远了。嗯。几个地方散开的，嗯，它那么一散之后，你得找，是不是？我我记得你现在现在大家都说针孔。 十年前我去祭孔啊，去曲阜。嗯，那时候其实没什么人去的。嗯，进入孔林之后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问附近哪有香买，嗯，还折腾半天才找到香给孔子上香。嗯，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应该去寻觅一下名人的这个墓。凭吊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真的是，那现在现在都是凑热闹。对，现在不凭吊，凑热闹。对。但是当你。